锵锵三人行，呃，马光远老师啊，好久这个没来了，今天听说这个叶檀来啊，我就来了，他就赶过来了，特别穿了个红衣服，没错，就是办事来了嘛， <laughs> 是吧？哎，你们俩，你瞧瞧，红男绿女 <laughs> 史上首次真正的出现， <laughs> 红男绿女。我我没想到他会有这么敢大胆选了这个大色块啊，就是。 我这个绿的倒是原始的，他这个红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他穿这种颜色。我人生第一次，真的吗？哎，脸色儿特别好，跟茄子似的。 <laughs> 马老师，马老师，你穿红的今年不亏，你知道吗？因为你我以后就是主流色，就是这个颜色。绝对的，绝对的。而且你今年沾马呀，对，马年呐。对，马年今年不好，对吧？所以马的都出问题，就差我了。你瞧瞧，所以到最后我穿个红衣服避一下。对对对对对。 姓马的人的运气都被马云一个人拿走了。对，马云算运气好的人啊， <laughs> 那当然。十年时间，从一个屌丝，变成马云。我十年时间，从一个屌丝，变成穿红衣服的屌。丝。 <laughs> <laughs> 没事，有绿女配你呢。 <laughs> 哎，对，而且你们俩来啊，这个也反映了咱们首都的气象，对不对？你看多么鲜亮。我跟你说，叶檀，这个首都人民欢迎你。呃，谢谢。你你一到北京，天开眼了。对，当然也可能是哎哎哎埃派克是吧？天开眼了，我给你看两天。哎呀，作为一个北京人，现在看到这样的能流泪啊，你知道吗？这是这是昨天前天。 北京，嗯，哎呦，这哪这这这这这这北京能够有这样的天气？这是北京吗？这是北京，我也想问。前两天就是我在，呃，我我我一个讲座，我讲我说我我出门以后，我觉得我走错地方了，这个不应该是北京，而且有很多人你看在网上都在拍，拍完以后然后就有考古学方面的就讲，说这个三万年以后，然后大家来。 考古，这个今天的北京，嗯，是什么天气？嗯，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拍的照片都是蓝天，而且都这么好。啊，然后他们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时期是北京历史上天气最好的时候。哦，因为很稀奇，拍了以后，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考古都是根据那些那那那些东西，我们来推断当时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误判，可能。所以你们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我这两天因为多看了这个照片，我被引导，我就觉得北京是这个照片里的蓝天白云。结果今天一出机场，然后就开始咳嗽。所以北京人民还是比较痛苦的，我觉得从空气方面来说，就是我想象中的北京啊，以前来的。 二十几年前、十几年前来，我当时北京想象中都是郁达夫笔下的北京，华北的平呃平原，天高云天高云淡啊，然后是有柿子树、有白云、有青山，应该是那种感觉啊。然后它的细节是这个用。 那个扫帚，那种竹扫把，然后扫在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条的条纹显示出来，是那样的感觉，才是华北平原的 <laughs> 这个秋天。那天我们一个世纪以前的，对我们王蒙老师说，他八十多了嘛，他那个时候在北京嘛，他说那个时候就解解放前那个时候就有人外国记者就描写过呀，拿北京的蓝天呐，说就是跟西班牙马德里相比。 他那个时候是那样，但是我觉得记载是混乱的，嗯，因为我还看到鲁迅写的，对，鲁迅写的就说北平从来就是一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地方，他那意思说也很奇怪，人们都跑到北京来，他说风沙呀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沙尘暴那一类的天气是北京比较真实的天气，这种说法你们同意不同意？当然我是外行啊，我一直就听人说，就是北京这事儿，前些年。 没有这个雾霾的问题那么严重，但是沙尘暴有沙尘暴。于是呢，我们人治理啊，呃，防护林三北防护林，但是三北防护林沙尘暴你看没有了吧？它把风也给挡住了。 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所以北京这个地方啊，该怎么我该怎么同情你们了？就是北京是这样子的，它从自然条件来说，中国的经济的中心啊，从这么呃、明清以来就其实那个唐代以后就一直在南边，就是因为它温呃这个。 温柔乡嘛，然后里边适合种水稻，然后粮食的中心啊，生产的中心，包括这个消费的中心，当时整个都在，主要是集中在江南这一块。那么北京，我刚才说是秋天，但是它春天还是有沙尘暴的。而且有一点就是说，从古籍的记载上来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卫生条件是极端的差。 嗯，就是它，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政府的什么下水道啊、排水啊这种，呃，污水这种所有的处理措施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城市可以说是蓝天白云，但是臭气熏天啊啊，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对对。那么到了呃，最近啊，从本质上来说，呃，北京的这环境啊、地位啊，是这个二零一零年之后是最重要的。我们就看一个数据啊，就是北京的它的这个。 住宅，它的商业物业，它的价格已经高过上海了。从清末以来，上海从来都是中国商业中心，当之无愧的。但是现在，北京超过上海了，这是新发生，就是这个从历史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印证着这个最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又回到北京了。哎呦，这个超过挺正常。 <laughs> 对。 这个叶叶老师在北京，呃，叶老师在那个在上海，在北京为什么？就说我们现在事实上讲北京，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在北京都说北京很糟糕，对，恨不得离开北京，对，然后呢到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别人都很同情你，对，啊，就是那个呃看着你啊很同情的样子，然后我们呃一旦到呃北京以外的地方看到那个雾霾天气。 我们就感觉宾至如归， <laughs> 就是哎呀，我们一下子就释然了。没错。但是为什么我们都离不开北京？我们到了北京以后，呃，离开北京就觉得北京特别好。北京为什么现在像叶老师讲的，它的商业的地产现在的价格比上海高？我觉得跟中国经济的最大的本质有关系。就是中国经济本质上它是一个权力经济，也就是最大的官所在的地方。 地皮一定是最贵的，啊，一定是人居居的中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反映了我们现在整个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一条线，呃，这个这条线，当然上海也很重要，呃，不是这样子，你说一点也没错，所以他们经常问说在哪儿买房子，我说北上广深，如果北上广深你买不起，那在你在老家什么地方买房子，你只要有钱，省会，一定是省会，是，除非像山东。 这个呃福建这些省份它比较特殊，它有青岛有厦门，对不对？但是呢，呃，基本上就是你闭着眼睛就就省会城市就一样的，就是北京最大，权力经济嘛，大家可以想象。哎，但是这个权力经济的这个代价，你看你们两位都是研究经济的啊，我一直听到啊两种观点，就现在一种呢是对中国经济唱好派，一种呢是对中国经济啊唱坏派，对吧？你比如说像有有些人啊，他们属于呃，你比如说有个叫。 李锐的老先生啊，他说话虽然比较极端，但有些时候他从他的这个角度，他说是现在经济这么发达，可是这些年付出了什么代价？空气完全被毒害，环境污染那江河被污染。我们过去老在说环保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没有太真的当回事儿。对，但是现在我开始意识到，就说啊，这个经济的代价。 已经到了，就前些天这个雾霾，我跟你说，我的行为就我就真的是躲躲开北京，嗯，因为我很惜命啊，而且我当我看到有些美国美国大学的这个这个研究啊，我真是致癌呀，这个北京的雾雾霾里头致癌物质啊，致癌物质，那你说尤其是肺癌，对对呀，你这个代价，你拿拿拿命来换的代价。以前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北京这个癌症排第一的是肝癌。 啊，然后这几年肺癌一下子彻底压倒了所有的癌症，而且呢，这个每年的增长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是啊。所以我们在北京是在拼命啊，在拼命。所以 <laughs> 叶老师到北京来以后，事实上是也是很同情的来看着我们。对对对。对吧？但是你看这个，你你看从这几年研究啊，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难。你比如说研究所雾霾怎么来的？ 然后是国家级的课题，一帮一流的科学家都在拼命的研究。一会儿说是老百姓做饭导致的雾霾，对啊，一会儿是车，一会儿是河北人民造的，河北烧柴火。到最后我们看，哎，马上要开会了，而且开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这个工厂一停，呃，车一限行，你发现好天气来了，似乎又很简单。没错。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这个为什么？ 把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觉得很简单，对，啊，很简单的原因是什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提一个叫什么首都经济圈，首都经济圈叫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对，协同发展为什么？是因为北京的空气出了问题，北京空气出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人讲是河北人民造成的，说你在周边搞了那么多的大烟筒，这个大烟筒全朝着北京。 然后河北人民说：“我们没办法呀，好东西不来我们这儿，一边去了北京，一边去了天津。对，我们就剩下老大黑粗的这些产业可以。那么周边布上以后，这个空气全到北京来了。没错。然后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情况？现在说，呃，我们这个这个呃呃首都呃这个经济圈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一要解决北京的问题。解决北京问题怎么解决？ 又把北京不要的东西又堆到河北去，哎呀，河北人民最终做的又是什么？又把这些东西反馈给北京。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京津冀一体化，在历史上唯一实现的一体化就是空气一体化了。 对，大家都一样，没错。走出几公里之位，看到的都是一样。绝对，我作为一个石家庄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从小就生活在雾霾里。对，你就。 <laughs> 所以现在我觉得应该自己。对，北京人民现在跟我们石家庄人民同 <laughs> 呼吸共命运。对， <laughs> 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这现在微信圈就传一组照片，我可以给你看看，就是讲这个洛杉矶。这洛杉矶呢，你看这是。 一九六八年十月七号，洛杉矶下城的雾霾风光。哎，然后下一张呢，这是这个一个男子啊，正在以五十美分的价格贩卖从沙漠里装的洁净空气，就是当时真真实一九五四年这美美国的陈光标。 <laughs> 对对对，然后下一幅是呃洛杉矶啊，连续三天雾霾，你看当时到什么程度？一位女士正在擦眼泪，她准备呼吸一瓶由城外采集的新鲜空气。 当时洛杉矶啊，已经到了这种瓶身上写的是什么？像水晶一般透明的空气。嗯。 <laughs> 然后这是下边，这是一九六七年，呃，两个驾车的人戴着防毒面具。然后这是一九五八年，呃，一个男子，你看当时洛杉矶的人就这么在街上走啊，后边的女的在擦眼泪。然后这是一九五四年的洛杉矶，这是一个俱乐部，一个俱乐部在聚会，这就是真的啊。然后是。 一九五六年，洛杉矶人们在上街游行，推着婴儿车在散步，说什么呢？从摇篮到坟墓，我们必须呼吸雾霾嘛？你看那那那婴儿车的旁边像是个棺材，我觉得是个坟墓，对吧？然后第八就是一九五六年，哎，这种这个我就说这种很可敬啊。为了研究到底汽车尾气当中是什么成分会对眼睛产生刺激，两个志愿者。 正在 <laughs> 参加实验，并且记录他们自己 <laughs> 的反应，在呼吸汽车尾气啊。然后第九就是呃，一九五四年，呃，两个焚化炉生产用焚化炉的老板一筹莫展，说我们确定自己该改行了。当年加州禁止所有家庭使用焚化炉处理垃圾。看着跟中国很像。六十年代，对。六十年代，我因为我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话，就说。 呃，别人也有这个阶段，对，而且别人当年比我们更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你比包括你说说到食品安全的时候，嗯，他就把美国历史上那个最恶心的那个是给你弄出来，告诉你我们比他好多了。对对对对。然后说到空气的时候，又把这些弄过来。对对对。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年代，当年环保意识也好，还是环保技术也好，还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好。 你怎么能跟过了五六十年代的今天能比较呢？嗯，因为技术在发展，我们在人家后发的基础上，然后来发展工业，而且每一个人的环保意识都很强。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要拿这个来安慰，我们总是拿过去说，哎呀，人他们当年比我们惨多了。 对啊，你我那个呃，我们历史上有有有多有多好，按照同历史来讲，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误导。但是啊，呃，我是觉得说，确实有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啊。你要呼吸像我们那么多人口，然后是人口结构又不好，那么多人就是这个就像有毒食品一样的。我有时候是个悲观的人，我觉得是不可避免的。 你要么吃转基因的，要么吃有毒食品，就是农药喂大的。为什么呢？它的收成最好，就是它有这么多张嘴巴，它需要喂。那么现在啊，你比如说像北京，在北京周边的城市都是很悲催的城市。你们石家庄惨了，我跟你说，只要在北京周边的，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是个掠掠夺型的城市。 这座城市呢，它把边上的资源、人才、资金全吸引到这个城市里头，然后呢，很自私的城，市，对，很自私的城市。然后边上的城市呢，都是这个为它配套的，没错，其实这样的，没错，全我们河北人民供着他们。对，哎对，但是呢，它现在这这次京津冀如果一体化的话，它又要把这些重化工业全部都搬迁到周边的地方去。 那么你如果是搬迁过去的话，你想想看啊，这些重化工业，第一，你它要提高成本吧；第二，它的这个就业人口的素质就摆在那儿，它就是农民直接变成工人了呀，它的素质就在那儿。然后你比如说焚烧秸秆，谁来这个运秸秆？谁来这个编东西？谁来？ 做这个生意呢，没有人。如果政府也不做，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农民，你家里一大堆的秸秆，人家来运，你还要给人家钱，你也一把火烧掉算。了。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这有点，照你这么说有点置我们河北省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界。对，因为你看现在 APEC 一开会啊，这厂全关了，是吧？你又转移到河北，但是你又要河北把这个什么所有的工厂都关掉。 那么他他所以这样呢，就是因为哎刚才叶老师讲说这个这个这个阶段不可避免。嗯。我觉得有很多都是人自作孽。嗯。为什么？比如说。嗯。有三个玉米棒子我们就够吃了。嗯。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必须六个玉米棒子。嗯。生产六个玉米棒子你就必须付出环境的代价。但事实上我们三个就够了。你比如说现在河北整个都是钢铁企业，但是我们知道钢铁企业的产能是。 严重过剩的，而且也就是说，有些是应该关掉的，但是为什么不关？雾霾我们还看得到，对于河北这个，对于那个华北平原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水啊，是地下最大的水漏斗啊，而对不对？那将来怎么办？人家说这个土壤污染到什么程度不能告诉你，这是国家秘密。啊， <laughs> 是啊，当时就问嘛，说我们的这个呃中国的土壤究竟污染程度到什么程度，拒绝回答。 然后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科研机构都在都在研究，所以今年二月份就说新的京津冀一体化这个战略启动以后，我就当时讲我说这个战略要真的实施的话，我是比较悲观的。那么如果要真的实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嗯，就是把北京、天津、河北撤掉，合成一个直隶。嗯，对吧？ 那一个的话，首都在哪儿呢？首都特区，对吧？就这个特区以后，然后只有三个是一个的话才有可能。然后我就讲，我说第二个，如果说这个不行，当然肯定不行啊。然后那么把天津把天津跟河北并了，因为现在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结构是什么？天津跟河北都在供着北京，但是天津占的便宜更大一点，因为它也是一个直辖市。嗯。那么它把好的。 一些尖端的、先进的制造业基本吸引到天津去了。我说这个如果弄到一块儿的话，天津跟河北联手对抗北京，就是还有可能，对吧？然后结果我说了这个以后，天津人民不干了。 哦，我的微博上所有的天津网友全跑过来，他们可会骂人，骂我，哎呀，太会骂了， <laughs> 我一下几代，还 <laughs> 后来骂说啊，你们见不得我们天津好，等等。那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真正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三方事实上，我们发现形成不像人家上海跟江苏、浙江，人家是互助的关系，嗯也就是说我的好处你能沾上，我们独沾上海的光。 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天津、河北是什么？互相伤害，那北京这个缺水的时候，河北人民赶快把水送过来，对吧？北京一发大水，然后河北人民赶快来水来了，就这样。河北人呢，就是老实，给人欺负惯了。那河北人就是老实，而且现在还责怪你们，都还还责怪我们，真不要脸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所以我有一个抽象的问题啊。 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成长，呃，好像这么牛，全世界瞩目。但是与此同时，说它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这个正能量很牛，但是你与此带来的这个负能量，我过去认为呢，成绩是主要的，嗯嗯，负能量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又有人跟我讲一个物理学，说能量守恒， <laughs> 一切的这正伴以等价的负。对，哎，这在经济总量上讲，你为了解决你造成的副作用。 是不是又会拖低你经济的发展？啊，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比如说现在啊，我们的那个呃呃国家统计局，我们的 GDP 的统计方法已经改掉了，改了一个多月了。它里边包括一些像环境这种东西。当你要治理环境，所以才有这样的理论说反腐降低 GDP，说环境。 这个你要治理环境会降低 GDP，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以前他大烟囱直接往天上放，然后这个生产个几十万吨，什么上像上亿吨这样子。人家说的很有意思，说一个唐山是相当于这个一个河北的产量，就瞒报的。一个河北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产量，对不对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呃，你如果要治理的话，我是觉得像河北那个文涛，像你这么有血性的汉子少啊。 <laughs>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官员他不敢。 你要赶的话，你就不是官员了。因为官员他不是，他不是说河北本地的。然后咱们再说啊，就是还有没有方法来解决呢？其实有方法解决的。你关这个厂，你怎么关上这种东西，总不是个事儿，对不对？嗯。那么你人家要生活的呀，你怎么办呢？我曾经提出一个建议，结果那个给北京的学者当即打回去了。那 <laughs> 我说提一个建议，我说第一要建一个碳交易所，对不对？嗯。第二。 共同的碳交易所嘛。第二，你要建立一个补偿机制啊。我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说你上游保护水源，水库在我们县，我们县呢什么也不能干，工业也不能干，特别穷。你下游呢？你就在那儿用干净的水，结果你过得很好，又很富，肆意的去污染。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下游应该补偿上游？哎呦，其实这挺简单的。对呀。对吧？张两口当年，因为呃，我是提出。 我说这个这一次京津冀一体化的出发点是把河北的发展问题解决了，然后包括你在内的河北人民都热泪盈眶，没错。然后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我就说你你看那个张家口，当年是历史上最先进的城市，比广州都要先进哦，现在成全国最贫困的一个城市，所以那原因是什么？不让你建厂呀。 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中国人有时候很傻。你看，一方面在制造 GDP，一方面在制造污染，最后治理污染也在制造 GDP。就说，哎，我在昆明湖里边又投了多少钱？